亲自所签名签发的，我这个文书的提出者呢，要先证明说呢，文书的制作人确实就是上面这个某甲，这就是各位一百零二页所看到的“形式证据力”这个名词的定义，指的就是文书的提出者要先证明说呢，文书的内容确实是由呢这个文书的作成人、表意人呢亲自制作的。 各位领导再想一想，这个逻辑很合理啊。如果我连呢证明呢这一张票是某甲签发的，我都证明不出来的话，那么法院凭什么把它采为判决的基础呢？所以，一张的支票，一份的文书，要能让法院采信、采为判决的基础呢？第一道关卡就是，我要证明它是真的，它真的是这个文书的表意人呢所亲自制作的。 这就是形式证据的概念。那各位呢？对照黑板上的这个图表，就知道创设形式证据的概念，当然就是为了因应文书易于伪造、变造特色。 立法者就是担心呢，大家都会伪造文书，所以文书要采为判决的基础呢，绝对不可以说呢，完全让法院自由新证，要采就采。我们一定要科予文书提出意提出者呢，较强的证明责任，一定要文书的提出人呢，先去证明说这一张文书是真正的，确实是由表意人做成的，那这一份文书才具有最基本的可以采为证据的一个资格。 好，那么证明是某甲写的还不够，第二个还必须要实质证据力，要两者兼备的前提下，这一份文书才能够采为判决的基础。好，啊什么叫实质证据力呢？一百零三页白话文的定义就是呢，文书的内容要跟待证的事实有关啊，这个呢文书内容跟待证事实间的因果关系，就是所谓实质证据力。 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就看黑板上的这个教科书呢，大家抄来抄去所举的例子。今天呢，甲夫对乙妻，还有他的小孩子打一个官司，打什么官司啊？ 一零六三条呢，婚生否认之诉，丈夫主张说这个小孩不是我的了是我太太在外面通奸戴我绿帽呢，跟人家通奸所生的，和我没有真实血统联系，所以我要打一个婚生否认之诉。好，那题目怎么设计呢？在这个婚生否认之诉进行中呢，某甲就提出一份文书。 哎，他提出什么呢？让法院相信他的主张为真实啊！他从他太太的桌上呢，拿他太太写的日记呢，呈给法官。为什么拿日记写给呈给法官呢？因为这个日记上面呢，清楚的载明呢，这个太太可能在某年某月某日呢，经常的跟这个不知名的男子第三人丙呢，上汽车旅馆了。 假设这个太太呢很神经，每天做什么事情都写在日记上里面，所以厚厚的一本日记呢，上面有好多天呢都是太太自己写说呢，我跟这个丙男呢在外面开房间后在汽车旅馆呢有通奸的一个事实，那某甲就很生气，拿这一本日记呢给法官，跟法官讲，你看我太太呢果然呢戴我绿帽子，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是我的，那请问你？ 法院呢？如果判甲败诉的话，关于文书的一个证据能力，因为如何的一个论述？那题目会这样问你，同学不要看不懂这个题目在问什么。 它的题目的设计就是啊，当事人提出一份文书，然后出题者就问你，法院假设不想采用该文书作为判决的基础，不采纳该文书，所以给当事人一个败诉不利的裁判。那不采纳该文书的话呢？关于该文书不采纳的理由呢，应如何记载？你看到这样问你呢？你稍微有 sense 一点，就是在考你文书证据的概念。那要怎么写呢？ 很简单吧？日记呢？贾夫呢？纵然可以证明确实是太太的笔迹，太太写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这一本日记、这一份文书呢，具有刑事的证据力。日记，如果你要取信法院，让法院采为判决基础的话，第一关，文书的提出者甲夫要证明刑事证据力，你要证明日记确实是你太太呢，表意人亲自所制作的。 即便这一关过关了，第二关也过不了。为什么呢？日记呢？虽然确实是你太太写的，即便内容为真实呢，跟待证事实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案打的是婚生否认之诉，婚生否认之诉的待证事实是呢，小孩子不是你的真实血统，妻非自夫受胎的事实。 这是这个案件这个诉讼标的重要的待证事实，可是这个待证事实跟你所提的文书内容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怎么说呢？你太太白天跟别的男生呢去汽车旅馆开房间戴你孕帽晚上回来还是跟你呢睡同一张床哦。所以这个假夫跟外面的奸夫丙呢，一个人各一半的机会哦。你太太呢肚子孩子呢，你们两个在几率学上面是画上等号的哦。 一人一半的几率都有可能是你们的太太通奸，不代表当然小孩子就一定不是你的真实邂逅所以文书的内容纵然真正，但是与待证事实间未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在判决认定上，如果不采用该文书的话，他所持的理由就是。 该文书欠缺实质证据力，没有过呢实质证据力这一个关卡了，所以呢这一份文书仍然不能作为有利原告的认定，法院依旧不能采为判决的一个基础。这就是所谓刑事证据力跟实质证据力呢两个名词呢在法律上的关联性以及它的一个定义论。 那各位呢，借由黑板上这个简单的案例，你就晓得说这两个名词在具体的考题跟个案上到底要如何认定。那这个不难，重要的是我们再提醒同学一遍，你要习惯国家考试的一个问法。那同学可以在呢文书证据这个标题旁边注记下自己参考七四年司法官的一个考题，这个本来上一版的书有了但是这个题目太简单了。 出版部说这个书不能太厚哦，所以硬是要我们删掉一些的内容，然后，所以就把这个七四年司法官的考题拿掉。那你有兴趣的话，回去翻一下历届考古题。七四年司法官的考题呢，标准的问法就是问你说，如果法院不采纳某一份文书的话，他所持的理由如何？ 那这种问题的模式，各位要习惯。一旦题目这样问你呢，答题的关键，它要考你的重点就是呢，文书证据能力、判断应用的问题啦所以你只要习惯这种考题的用字遣词问法的话呢，各位在作答前呢，就不会看不懂说这个题目呢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 好，那么以上呢是呢，英译文书的第一个特色呢，配套所设计的法条制度、刑事证据力跟实质证据力。那条文呢详细的逐条示意呢，各位有兴趣的话，一零二页、一零三页呢，我们书上呢有针对法条内容呢做逐条示意这个同学简单的对照看就好了。那么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条文的本身反而不重要，重要是把名词还有定义论呢在考卷上写清楚就好了。 好，那么这个文书证据的概念看完之后，紧接着你再往前翻，文书章节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从九十一页一直到一百零一页，叫做呢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 看这个书本介绍篇幅就知道，它不但是整个文书章节最重要的单元，同时也是整个第五节证据方法里面呢国家考试的最爱。大概呢七成以上的考题呢，全部都是呢在考你呢八十九年新法修正后关于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那什么叫做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呢？ 来前导的法理思想，各位一样先看黑板这个体系表。为了对应第二个文书的特色，一张纸、一张支票、一本日记，这一些文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藏起来或者毁损了。那文书呢有呢易于隐匿或毁损的特色。那为了因应这个特色，立法者怎么说呢？ 这么容易被人家藏起来的东西后，我们法律制度的设计就是呢，要强迫对方呢，就是藏文书的那一个人呢，把文书拿出来了。如果你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没有一个强迫的手段，强迫他把呢藏起来的文书拿出来的话。 那无法协助法院发现真实这么重要的证物，就永远石沉大海了。所以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上，一定要有一个配套的措施，强迫那些隐匿文书呢，拒绝提出文书之人呢，你要老老实实、乖乖的呢，把这个书证这份文书拿出来了。所以呢，八十九年新法修正后呢，法律上的特色就是啊，强化所谓文书提出义务。 那文书提出义务呢？适用的前提就是啊，你本来是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但是文书不在你的手上。哎，文书在你手上，你就直接提出了。那现在尴尬的就是文书不在你的手上，偏偏你又是负举证责任的一方。这时候你就可以申请法院呢命对照，或者命第三人提出文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返还借款的诉讼里面呢。 针对借贷关系成立生效的事实呢，原告权利人要负举证责任。希望还钱的原告呢，权利人要负举证责任。可是原告怎么举证呢？法官问他：“你说你们两个有借贷关系，借贷合意，证据在哪里？”原告就说：“我们当初有写一张借据，借据呢，我的正本不见了，但另外一个正本在被告那边，他只要可以说明。” 说明清楚呢，说服法院相信说呢，有一个正本在对方被告那里的话。 那就可以申请命被告提出，那么这就是所谓呢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万一呢文书不在你的手上，而是在不负举证责任的他造当事人身上的话，那么你可以申请呢命他造呢协同提出文书。这是基于文书易于隐匿毁损的特色呢，在整个制度设计上面，为了发现真实起见，立法者特别设计所谓文书提出的一个规范。 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各位看小六法之前呢，先了解新法的架构。这一次新法最大的特色就是呢，把这个制度呢设计的很完整、很精细。它区分文书的持有者是在他造当事人身上，还是在第三人身上。 哎，什么意思啊？你看，像刚刚那个返还借款的诉讼。 借据有可能是在被告他造当事人身上，那你就命被告提出；也有可能呢是在第三人身上啊，搞不好是在被告的小老婆同居人那边。那这个小老婆同居人并不是返还借款的被告，那么呢，你也可以命第三人提出。这就是新法架构之下文书提出义务的主体呢，除了他造当事人之外，还包括第三人在内。 只不过呢，持有主体的不同呢，法律上细部规定的内容不太一样。来，哪里不一样呢？各位翻开你的小六法呢，对照九十页以下。来，首先九十页呢，你看一下三百四十二条，三四十二条就是呢，你可以命对照提出文书的明文规定。三四十二条第一下怎么讲呢？ 声明书证如果是他造所持有的文书证，应该申请法院命他造提出三十二条明文的承认呢？你享有一个命对照提出文书的权利。当然了，这个法条呢，九十页也好。 或者呢，所有教科书的讲法都一样，你适用三百四十二条的前提，你一定要释明，要说服法院说文书确实在对方手上，那这是呢诉讼实务技巧的问题了。 你一定要提出若干的市民的证据呢，让法院相信说对方真的有这个文书，不然你空口说白话，对方否认的话呢，那么呢法院还是不会命对方提出文书了。所以呢，当然适用的前提一定是你有相当的证据可以示明呢，让法院相信说对方持有这个文书。如果有这个市民的能力的话，你就可以依照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命对照提出文书。 好，继续往下看，三百四十四条来翻到九十二页。那么，你可以命对方提出文书。那么，立法者接着就要规定，那是不是所有的文书对方都有义务要提出呢？那么，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面，立法者很规毛哦。他说啊。 文书虽然在对方当事人手上，但是并不是任何文书对方都要提出。你想也知道，如果有一些文书呢涉及到隐私或营业秘密的话，对方可以拒绝提出。所以三百四四条规范的重点就是应提出文书的范围，以及呢得拒绝提出文书的情形。好，那你看条文怎么讲？三四四条第一项不难，考你死背条文。 下列五种的文书，对方当事人有提出的义务。第一款，该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曾经引用，什么意思啊？对方自己讲说他自己有那个文书的话，你当然可以命他提出啊。 一路看到第五款，就跟本件有关的诉讼事项所做成的这五种情形的文书呢，你都可以命对方提出那个逐条示意呢。各位直接看字面都翻译的出来后，我们就不浪费时间跟你解释逐条示意了。那么以前考过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同学注意一下九十三页。 这个当年呢考出来真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因为它很难，刚好相反哦，考得太简单你反而不会写。你看一下呢，九十三页这个问答题，往后翻到九十四页，刚好就是八十九年呢高考公证人一模一样的考题，当年这个题目被人家骂翻天，为什么呢？八十九年民宿才刚修过。 他就马上考一个修法的条文，然后考一个呢很冷门的条文呢，叫你背立法理由，背什么呢？同学简单了解一下三百四十四条，你看一下九十三页，九十三页这个问答题，八十九年民间公证人怎么考你呢？八十九年民诉修正的时候呢，增列了第一项第五款，说就本件有关诉。 就本件诉讼有关的事项所做成的文书，他造也要提出。那么家就考你，请问你这个抽象的条文怎么解释了？什么样的文书叫做呢？与本件诉讼有关的一个事项。那这个就单纯考同学背立法理由，因为第五款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法律概念，看起来很笼统。什么叫就跟本件诉讼有关的文书呢？ 那这个笼统的条文呢？立法理由有说明，当年这个问答题二十五分，就是要同学去背这个立法理由。 那立法理由的部分，我们书上九十三页呢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我们课堂上就不再跟你重复，你等下中场休息，自己拨五分钟时间看一下第五款的立法者的一个解释，针对这个抽象的条文，所谓与本件诉讼有关的事项所做成的，看看立法者怎么样具体的去解释这个抽象条文。 哎，这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哦。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带你念一遍，请同学中场休息呢，自己花五分钟稍微瞄一下。这是唯一请你注意的非常琐碎无聊的考点，第五款的一个立法理由说明。好，那么三四四条第一项的重点呢，就是第五款的立法理由说明。看完之后呢，最常考的是第二项，实例题一定考你第二项。来，第二项怎么讲呢？ 前项第五款的文书内容，各位你法条看清楚哦，立法者可是白纸黑字呢，特别跟你强调，前项第五款的一个文书内容，只有第五款那个所谓本件诉讼有关事项所做成的，只有这种文书才有第二项的适用，那你条文往下看。 第五款的文书，如果涉及到隐私或营业秘密的话呢，那么呢相对人可以呢拒绝加以提出。那如果法院认为很重要，一定要看到的话呢，必要时呢可以用不公开的方式秘密调查了。法条的翻译呢，各位很好懂，立法者特别设了一个除外规定。 第五款呢，这种有关事项的文书，如果会涉及到隐私或营业秘密的话，那么对方就有权利呢拒绝提出。那么法院呢，如果认为很重要，非看不可的话，也应该用但书的规定，以不公开调查的方式呢，秘密的来加以审阅。这就是第二项特别针对呢相对人的拒绝文书提出的事由呢所做的一个明文规定。 那立法里有没有提到为什么只有针对第五款的文书呢，才赋予当事人一个隐私或营业秘密的抗辩？因为第五款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不确定概念，为了怕说呢，函涉的范围过于广泛。 导致呢，相对人呢，动不动就要把一切的文书都提出，所以特别设计一个防火墙，这种呢比较抽象广泛的文书类型呢，适度的有一些呢除外拒绝提出的事由呢，以便均衡对照当事人的一个权益，这就是整个第一项第五款呢跟第二项之间的关联性。那同学呢，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第二项先看到这边，它的重要考点在哪里呢？来，同学翻到九十五页。第二项呢是实例题的一个最爱。那我们书上九十五页呢有帮同学整理一些学者的期刊论文。那尤其许壮老师在台湾法学杂志写了很多的案例研习呢，就是在教导同学怎么去用第二项。哎，第二项有什么好写的？想也知道，具体的实例题一定考你说呢。 我怎么去判断这一个文书到底有没有涉及到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跟业务秘密？这个隐私跟业务秘密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个案的适用上很抽象。那么什么时候我可以判断说？ 这个文书涉及到隐私或业务秘密呢？因为法条是说啊，涉及到隐私或业务秘密，如与公开有致当事人或第三人受重大损害之余，所以不是说有涉及到营业秘密或隐私，对方就一定可以拒绝提出，还得说呢，提出的结果会让他的权益呢受到重大损害者呢。 你才可以拒绝提出，所以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什么样的文书提出来呢？会对你有重大的损害呢？往往就需要个案加以判断。所以这些期刊论文的重点就是，当你看到题目的时候，怎么去函摄，怎么去描述，判断说提出来会不会产生重大的损害。那关于这个问题，同学看一下九十五页。 来九十五页，你看到说明的第一点，那么呢学理探讨到最后呢，尝试着提出一些具体的标准，总共有 A B C D 四个具体的标准，但各位呢看重点就好了。虽然呢整理出四个具体标准，但是你写考卷用得到个案判断上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同学看 A 跟 C 就好，这是你写考卷答题的一个技巧。 这种题目，同学要先了解，没有标准答案。人家要考的是看你推论的过程，你只要关键字点出来，推理的过程言之成理的话，分数就拿到了，并没有一个百分之百标准的答案。那那个推论的过程要看到的关键就是呢，A 跟 C 这两个学理上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 A 这个标准，各位应该看烂掉了吼。这个整部民事诉讼法讲了 N 遍，以事件的公共性的有无讲白点啊，公益色彩是否浓厚。所以学者文章怎么讲的？公益色彩越浓厚的事件，相对人越不可以主张隐私或营业秘密的抗辩拒绝提出。反过来，公益色彩呢越淡薄的事件，相对人。 越能够以呢涉及到隐私跟营业秘密为由拒绝提出，所以它是一个很弹性浮动的观念，完全是看你这个事件的性质呢公益色彩是否浓厚来加以个案衡量。再来第二个辅助标准，你看一下 C，以该文书的重要性、必要性、可替代性的有无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写结论在旁边。 具体在判断考题的时候，你要写到：如果这个证明方法的可替代性越高的话，相对人越可以主张隐私跟营业秘密的抗辩；相反的，如果呢证据的可替代性越低的话，相对人或第三人越不能够主张隐私或营业秘密拒绝提出。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翻译成白话文很好懂。 譬如说，有一个案件里面呢，一定非得这份文书不可。除了这一份文书之外，别无其他可以替代的证据加以证明。那这就代表这份书证的可替代性很低。你要证明这个事实，只有那张借据，只有那张票据了。什么叫可替代性呢？ 很高很低的一个案件呢，譬如说给付票款的诉讼，哎，给付票款，我要证明我有票据请求权，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一张支票嘛。我如果那一张支票、那一张本票拿不出来的话，我怎么证明我是持票人，我有票据的请求权呢？所以在票据请求给付的诉讼里面。 票据这张文书，它就具有呢非常低的可替代性，几乎无可替代了。你只能够拿这一张票出来证明你有这个权利，你是支票人。除了这一张支票之外，别无其他的证据可以替代，可以证明说你是支票人了。那这一种的可替代性越低的，你就越能够命对方提出，对方就越不能主张营业或这个呢隐私呢来加以抗辩。 那相反的，有些待证事实的证据替代性非常高。什么叫证据替代性很高呢？譬如说啦你今天一个车祸侵权行为案件，车祸侵权行为的案件里面呢，那么在这种的案件里面呢，假设你主张说呢，为什么有车祸？因为发生车祸的当下。 对方呢，还有跟我签一张和解书后，好像有认错，承认说呢，诶他有撞到我，他愿意跟我对不起，跟我赔偿。啊，本来和解书呢，一式两份的，而我左边这份不见了，哦那现在另外一份在对方那边。那请问你，我可不可以命对方提出当天我们写的那份和解书，证明确实有车祸的事实呢？那这时候学者就说啊。 和解书呢，确实可以的，命对方提出了，但如果和解的内容有涉及到一些隐私或营业秘密的话，那么对方可以以此为由抗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种案件吼。 证据的可替代性很高，你要证明当天有发生车祸，除了对方写的和解书之外，搞不好你可以传目击证人啊，或者调了巷口啦、马路口的监视录影带，你还有很多替代可以取代的证据资料呢，可以证明确实有车祸的事实，并非绝对需要以带这份的文书才能证明，所以可替代性越高的证据呢？ 一旦它的内容涉及到隐私或隐秘密的话，相对人就越能以此为理由呢主张拒绝提出。所以呢个案的判断上完全都是一个很弹性、很浮动的状态。你只要把判断标准写出来，含涉到考题的事实里面，然后自己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成立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呢第二项具体应用上来讲的法律上的一个重点所在。 那么考题等一下再带同学看，你先念完这个第二项，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存在。好，那么整个三百四十四条看完之后呢，同学紧接着呢再往后看，来翻到这个九十六页呢，然后对照一下三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这个三十五条呢，书上没有多做琢磨。 因为呢，相类似的法条呢，先前在两百八十二条之一呢，似曾相似、几乎完全一样的条文已经看过一遍了，所以呢，内容的说明我们就不再重复，各位直接看一下三百四十五条就好。这个条文各位不陌生啊，因为它跟我们之前讲到的证明法案二八二之一的内容几乎是完全一样。这个条在规定什么呢？ 文书在你手上，那你老兄无正当理由呢？不提出文书，这个叫做贼心虚嘛我都已经市明，借据在你手上的，账簿在你手上的，那么呢？确定这个文书在你手上，那你自己做贼心虚呢？打死不愿意提出文书的话，法律效果如何呢？立法者一定要给你一些制裁的效果。 这个制裁的效果跟证明妨碍二八二之一样，有两个效果，由法院呢自由加以裁量。第一个效果，法院可以认为文书的主张为真正，这个效果比较薄弱，也就是法院可以认为真的有这一张的借据存在。第二个效果比较严重点。 直接认为代证的事实为真证，那么直接认为有借贷关系存在。哎，同学啊，这是两个呢不同层次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只是认为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法律上的意义只是说法院可以认定确实有这一份文书，但是确实有这一份文书不代表说代证事实就一定存在。像我们刚举的返还借款的诉讼里面。 返还借款，请问你了，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生效？是否存在这个事实？除了要有借贷合意之外，还要有的金钱的交付，因为借贷是要物契约嘛。所以我如果只有证明说有借据存在，该文书真正的话。 未必当然可以得到代证的事实真正，因为代证事实真正借贷关系的事实存在，还必须加上呢，我要证明金钱的交付，所以这个两者在逻辑上呢有轻重程度的区别。那立法者就是特别授权法官呢。 个案加以衡量，那么它可以呢用一个比较薄弱的效果，只是单纯的认定该文书的主张真实，确实有该文书存在，它也可以适用一个比较严重的制裁效果，直接认定待证的事实为真正。那么怎么拿捏完全个案呢？授予法院弹性裁量的空间。那么这是三百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同学呢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第二项不用多讲，带有浓厚的邱连功老师邱氏的风格啊程序保障的观点前项情形呢，法院在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的机会。虽然要处罚你，要制裁你，但是还是得你，给你呢讲话、表达意见的机会，让你有自我辩解的辩白的空间。所以这个基本的程序保障权还是要赋予你的。这是呢三百四十五条的第二项。好，那么以上呢？ 三四二到三四五呢，在整个体系上就构成黑板上所谓的他造持有文书的情形。文书是在对方当事人手上，啊你要叫他提出法条的依据就是三四二到三四五。那紧接着你来看，这一次新法修正最大的特色，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 扩大给予呢，第三人也要负担文书提出的一个责任，因为有时候文书不在原告、被告手上，是在第三人手上。像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甲告乙返还借款一百万，或甲告乙给付票款一百万也好了。 那一张借据、那一张支票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乙的小老婆同居人呢 A 女的一个身上，那么这就是呢所谓 A 女的第三人持有文书。那第三人持有文书呢，也可以命第三人提出。法条的依据三百四十六条，这就是所谓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主体，扩大给予第三人，也要负担文书提出的一个责任。 好，那么三百四十六条看完之后呢，考试的重点在三四八跟三四九，各位这两个条文，请你特别注意一下。研究所跟国家考试都考过，不难，但是你一定要在考前翻一遍，不然的话呢，现场翻条文呢，你可能呢手忙脚乱的，不晓得它的真点在哪里。 第三人提出文书跟相对人提出文书呢，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点。第一个不同点，三百四十八条，来这个条文的特色叫。 看一下黑板上的标题就知道，真的不难。可是你要有耐心呢，条文仔细看过一遍。要有人花一分钟带你看，不然你自己呢回家念书，可能呢画个红笔呢一下就把它晃过去了，抓不到里面的重点。三四八在讲什么呢？ 关于第三人提出文书的规定，看清楚哦，准用三零六到三一零证人的规定，顺便准用三四四第二项的规定。来，为什么特别叫你看这个准用条文？来，你先看一下你的小六法，准用三四四第二项代表什么意思啊？第三人也可以主张营业秘密或隐私的抗辩，拒绝提出。这个毫无疑问。 可是呢，他又多准用了一个条文，叫三百零七条准用证人章节里面证人拒绝证言的规定。同学，请你现在翻一下你小六法三零七条。三零七条在讲什么呢？证人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可以拒绝出庭作证。把证人可以拒绝证言的情形呢，准用到第三人提出文书的规定。 其结果就形成了扩大第三人得拒绝提出文书的事由。现在第三人除了可以主张的秘密、这个隐私跟营业秘密为理由拒绝提出之外，他还可以顺便主张他有三百零七条的特定身份关系为理由拒绝提出文书。所以两相对照之下，很明显的文书在第三人手上。 第三人比较呢好一点啦，因为他可以有很多呢拒绝提出的一个事由，这就是呢第三人跟相对人呢两相对照之下呢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文书在第三人手上，第三人可以拒绝提出的事由呢加以扩张。好，紧接着再看三百四十九条，来，啊三百四十九条这个条在讲什么呢？看一下第一项。 第三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提出文书者，法院只能够罚他钱。来，各位，那这个条文的考点，各位想也知道，专门在考你跟他造持有文书的一个差别。刚刚你才念过，文书如果是在对方当事人手上，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出文书的话。 惩罚的效果比较强烈，因为它适用三百四十五条，法院可以直接认为待证事实真正可是相反的哦，文书如果在第三人手上，立法者很奇怪，文书在第三人手上，制裁的效果就很薄弱。那一张票、那一张借据，如果是在小老婆第三人手上，小老婆就是打死不愿提出的话，法律的规定还蛮消极的。 法官只能透过一直罚钱，一直罚钱，罚到那个小老婆怕为止呢，乖乖把那个借据交出来。但是法院不能在判决书直接写说小老婆无正当理由不提出文书，所以直接认为借贷事实存在不行哦。这是法律效果的部分呢。第三人提出文书的效果呢？ 不准用三四五，反而自己独立规定在三四九，形成了一个制度的一个不同对照的内容。 这个同学把条文的内容呢稍微看一下就很清楚了，所以呢，整个考试的重点，同学要掌握一下，真的是不难，但是都是些很琐碎的衍生真点，这些条文的细部解释呢，需要有人带你看过一遍，你才知道这个新法架构之下呢，它的解释论的特色以及新法的核心观念所在。 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把呢所谓呢文书提出义务的规范呢，八九年修法的重点呢，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收尾呢，请你翻一下九十七页。 然这个九十七页呢，最典型的实例题的考法，有关于文书提出义务的考法呢，就是这个八十五年高考法制的考题。年代虽然古老了一点，但是所有的考题都大同小异了。它的变化可以呢成千上百哦，同学根本不用去背，你只要抓住答题的技巧就好。像这个题目呢，请你把那个文字啊都遮起来，反正也不用抄写了，文字呢书上都有。 边看脑筋呢，边做急转弯。教你这个题目是希望你熟悉这一类型的一个解题风格。那么希望你可以把刚刚所学的抽象法律概念呢，懂得如何去含涉到具体的考题里面。不是叫你去死背每一种考题的类型哦，根本就背不完。你千万不要抱着死背的心态，你要熟悉说这样的实际案例，你要怎么去含涉呢？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 来，你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考你的。甲呢主张说呢，在他们家楼下有一个什么乙呢，开了一个什么医事检验所啊，就是一些呢医疗化验的一些呢这个呢场所，里面所摆放的 X 光机呢，可能呢辐射线外泄，导致它发生血癌、血液的病变。 某甲呢得到血癌，他就疑神疑鬼的怀疑说是不是楼下开了一家医疗检验所呢，一天到晚帮病人照 X 光，后辐射线外泄，所以导致我的身体产生病变，产生血癌，所以他就告这个楼下的某乙呢，要求某乙损害赔偿。好啊，你告人家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你要举证啊，你要证明你的血癌呢确实是楼下的那一家医院呢 X 光所造成的。 那为了证明起见呢，甲就知道说，哎，整栋大楼另外还有两个倒霉鬼，丙跟丁呢，一样都有血液病变，有这个血癌的症状，目前在 C 这一家医院治疗。 那你简单的画一下，当事人是甲跟乙，然后病例资料呢摆在 C 医院，所以呢，他为了证明辐射线外泄跟他的血癌之间有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所以申请法院命 C 医院提出丙丁的病例资料。请问你 C 医院有无提出的义务？就这样二十五分，摆明考你文书提出义务呢，如何来解答？ 那这种考题，各位要了解。你看到相关的题目呢，思考的逻辑呢，第一段。这不仅是所谓答题的一个技巧，同时也是你脑袋思考的步骤了。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照这个步骤解，只是说提供你参考。我们帮你整理这么多期刊论文之后呢，有一些比较制式化的一个答题步骤，你按照这个思考步骤推论下来，一来逻辑会比较完整。 二来分点分项体系有比较清楚一点，什么样的思考步骤呢？看到题目第一件事呢，先写说这个文书提出的类型是什么？哎，什么叫类型啊？标准的第二个类型，这个考题告诉你，我现在是要命第三人 C 医院提出病例，不是命被告提出病例哦。所以这个考题的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 标准的在考你，第三人有没有文书提出的一个责任？C 医院有没有必要提出呢？他们就诊病人的病例资料供你来做诉讼的参考了。类型确定完之后，再来就是判断标准。 这种考题答题的重点不外乎就是考你说啊，现在第三人有没有拒绝提出的事由了？讲白一点，不就是考你呢三百四十八条呢准用的一个规定？那你分点分项怎么写呢？哎，有没有拒绝提出啊？第一个你就写呢准用三零七，发现它跟三零七无关。 第三人 C 医院呢，跟这两造当事人间都没有什么的亲属、配偶的身份关系，所以这个题目不生准用三零七呢，拒绝提出的问题，画一两行简单交代下。在第二段的重点就是，好，啊有没有准用？三四四第二项，这个才是重点啊。三四四第二项涉及到什么营业秘密啦、隐私啦，C 医院得否以呢？ 病人的病例资料涉及到病人的隐私为理由呢，拒绝加以提出。那这种题目的考题重点就是让你论述，拉的上边的当然是准用三四四第二项病例，当然攸关病人的隐私，所以 C 医院绝对可以讲说我这个病例资料呢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可是呢涉及到别人的隐私，法条说呢。 还必须提出的结果呢？会造成重大的损害呢？你才可以拒绝提出。所以考卷描述的重点就是，这个时候啊，涉及到病人隐私的这个病例，一旦提出，是不是会对呢丙跟丁这两个病人呢产生重大的一个损害呢？答案是会。为什么呢？来，这个答题的技巧就在这里。刚刚 A 跟 C。 这两个辅助的标准，现在就用具体的案例去函涉，让你熟悉这种类型的考题呢？答题的一个重点，A 的标准就是呢，判断有没有三四四第二项可否拒绝提出。第一个学以上的辅助标准就是事件公益性的有无了。那 A 这个选项去辅助的话，答案就出来了。你今天这一个诉讼事件。 叫做医疗纠纷。哎，什么叫医疗纠纷啊？讲难听一点啊你跟医院之间的私人恩怨，你今天身体呢有什么病变，或者说呢医生把你开错刀，为你吃错药。 导致你受有损害，这个其实是你家的事情哦，跟你的左邻右舍、公众的利益无关，纯粹是你跟医人这个这个医院医生之间的私人的一个恩怨。所以医疗纠纷的事件，典型的被评价为公益色彩薄弱。所以呢，我们刚刚怎么讲啊？公益色彩越薄弱的事件，第三人或相对人就越能主张隐私或营业秘密的抗辩。 所以 A 这个标准去判断之后，你可以发现，哎，第三人 C 院他可以去主张说隐私或营业秘密的抗辩，相对的几率就越高。再来再加上 C 这个标准，第二个常见的辅助标准呢，替代性的高低。来也发现这个案件呢。 要求提出来的文书证据那份病例呢，跟本案的待证事实之间替代性很高。怎么说呢？本案的待证事实你考卷要写清楚哦。本案的待证事实叫要证明因果关系，证明辐射线的外泄跟血癌、血议病变间有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的待证事实，请问你需不需要一定要拿别人的病例才能证明呢？ 不用了，学者文章上怎么写呢？放射线跟协议病变的关系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医疗专业的领域期刊论文讨论过，所以你要去证明这个因果关系，要么你有现成的医疗专业期刊论文可以参考。 要么可以怎么样送鉴定啊，请专业的机关医生表示意见即可。所以你证明的方法很多，干嘛非得要拿别人的病例呢来证明不可呢？所以你所申请的这个文书书证呢，跟你的待证事实之间证据的可替代性就很高。那可替代性越高的前提之下，相对人或第三人越能援引三四四第二项做一个拒绝提出的抗辩。 所以两个辅助标准，一看答案出来了，你这个医疗纠纷。 一来公益色彩薄弱，二来证据的可替代性又那么高，所以结论就是呢，涉及到隐私，第三人 C 医院可以以此为理由拒绝提出。那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八十五年高考法制的实例题呢，整个推论的过程，怎么样把这个呢抽象的法律概念，弹涉到具体案例里面，把这个过程呢详细跟同学讲解一遍，希望你将来遇到相类似考题的时候呢。 能够熟悉相关的答题模式。再次强调，这类型的考题的特色就是。 没有标准答案，考题类型可以很天马行空，可以呢漫无边际，但是你只要能言之成理呢，把这些呢法条的依据、抽象的观念呢，可以函涉到实际的案例里面，自圆其说就 OK 了。那么这次呢，整个文书题注入章节呢，实例题的考法呢，我们就用九十七页，整个高考法制的考题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整个第五节呢，证据的方法呢？ 有关呢这个文书和书证的部分呢，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此了。那接下来就轻松多了，剩下两个呢很简单的小单元，物证呢还有第二种的类型呢，叫文书以外其余之物。那这个种类就五花八门的，桌子、椅子啦、电灯啊、球棒啊等等呢反正只要是文书以外其他的物品呢来做证据的话。 这都被归类成第二个类型，叫文书以外的其余有体物。那这一种物品呢？各位呢，往后翻，在各位书上一百开页的一个制度，好，在各位书上的这个一百二十七页。 第二种的这个物证的类型呢，文书以外其余的有体物呢，那么呢，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应的制度就叫勘验的一个制度。勘验这个名词就是专门在处理呢第二种类型的一个物证啊。所以同学看一下一百二十七页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勘验呢？法官直接用他的五官的知觉作用。 接触观察物体之后呢，直接获得新证，这个动作就叫勘验，翻译成白话文有够简单了。立法者跟同学强调的重点只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当你提出来的物证是文书以外的有体物，比如说你拿一支球棒。 你可能告侵权行为主张说被告拿着一支球棒把你打得了脑震荡，然后你就停成凶器一把吼，就那一把球棒拿给法官看，法官看一看，直接用眼睛五官呢接触到这个游体之后，它就形成心症它就形成一个说。 到底这个球棒是不是凶器的一个新证？那也许在这个侵权权的个案，法官觉得很奇怪，你的验伤报告里面呢，明明都是刀伤哦，都是一条条割的刀的痕迹啊，怎么你主张说对方拿球棒打你后，法官可能觉得这辈子没看过这么细的球棒，还可以把你刮伤的。 所以你停成那个球棒，它就形成新政说这个不是你侵权行为，不是造成你侵权行为的一个凶器了。所以呢，所谓的勘验就是呢，当事人所提出来文书以外，其余的有体物呢，到底是否可信，法官直接用五官的知觉接触后，以自由心证来加以判断。 这个就是民事诉讼法上所谓勘验这个名词的定义，所以呢，第二种的一个物证呢非常简单，相对应的就是你用勘验的方式呢来形成法院的一个新证。好，那么这个勘验的前提之下呢，唯一的一个小考点，这个台大法研所考过，国家考试倒是没有出现啊，但台大跟东吴的法研呢各考过一次。 那么呢，考点在于呢，你看一下一百二十八页，一个呢八十九年修正的条文三百六十七条，啊，这个法条也是一样，真的不难，但是要有人稍微带你提醒你一下，不然临场叫你翻条文，你还真的翻不出来哦。来，三六七在讲什么？呢这种条文啊，出题者就是吃定同学的，你没有耐心去看。 所以台大跟中文的法研呢，当年考这些题目呢，摆明就是整理了。因为一般正常的法律人哦，我念书只要念到像三六七这种条文呢，一定马上把它翻过去呢。为什么呢？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哦，看到准用的条文，还真的，一条一条慢慢的去翻，一般法律人做不到。所以有时候出题者故意这样整理，像这个三六七呢，八十九年修正的重点就是呢。 准用三百四十五条，各位就把三四五圈起来了。准用了这么一头拉骨的条文，真正会考就这一个。哎，啊，准用三四五的重点在哪里啊？准用拒绝提出文书的制裁规定，三四五你刚才看过，他在讲什么呢？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出文书者呢，法院可以直接认为呢，待证的事实为真证。 同样的逻辑，准用的结果变成什么呢？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呢拒绝提出呢相关的物品公开验的话，法院也可以直接认定呢待证的事实为真证。这个就是呢准用后的一个法律效果。好，那你补充在一百二十八页旁边。 这一个准用三四五呢，在实际的案例里面最常考的就是亲子关系的诉讼。所以同学念完这个法条，知道准用之后呢，你要稍微补充一下，在你书本空白的地方，实际的考题会怎么考呢？这个目前为止所有的教科书、期刊论文还有考题没有例外。 三六七左右三四五，实物上最常见的就是亲子关系、亲子血缘 DNA 的一个认定。譬如说什么呢？不管你是确认亲子关系也好。 婚生否认之诉也好，强制认领之诉也好，通通都一样了。反正跟亲子有关的婚生否认，你也要证明小孩子不是你的真实血统；强制认领反过来，小孩要证明跟爸爸有真实血统。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一样，也必须要证明呢当事人间有真实血统。反正吼，只要是涉及到。 真实血统证明的诉讼这一类的亲子诉讼很多，强制认领啊、婚生否认啊，或者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等等。凡是在具体的诉讼里面要涉及到认定所谓血缘关系是否存在，涉及到这个事实认定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讲过，实物上最常见的就是 DNA。 去做 DNA 的鉴定，答案就出来了嘛甲跟 A 到底有没有真实协同联络？大家也不用开庭在那边吵半天了，不用讲这些五四三的了，直接去验 DNA 呢，真相马上就出来了。好，可是各位看社会新闻，经常有的报道是什么呢？前阵子呢，上苹果日报头条的赫赫有名的星光医院某一个名医呢，拒绝呢去验 DNA，法官直接判他败诉，为什么呢？ 因为验 DNA 考题为什么考呢？验 DNA 一定要你提供你的毛发、血液或者其他组织细胞吗这是一定要的一个步骤。如果你老兄了不拔一根头发下来或滴一滴血下来的话，没有你身上的毛发细胞或血液的话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验 DNA。所以食物上经常见到案件就是有的人做垂死的挣扎。 打死就是不愿意提供自己身上的一滴血或者一根毛了。他有的时候做贼心虚后你叫我练 DNA，我就来一个消极的抵抗。你要把我的头发呢，门都没有吼要抠我一滴血呢，别想哦，我拒绝提出我身上任何的这些毛发、血液呢，或细胞组织供检验。那这时候请问同学啊，学者会怎么想呢？从宪法、人性尊严的观点，我们当然绝对不可能强制采样哦。 这里不用念过文章，稍微有一点宪法的一个功法常识就知道，涉及到你的人性尊严，我们绝对不可能说呢，法官叫法警当场把你压制在地呢，强制把你跟头发下来后送去调查去验 DNA，不可能。既然强制采样呢不可行的话，那所以民事诉讼法只好配合修正。八十九年为什么要修三六七呢？就是专门为亲子诉讼修的。 很多人呢，旧法时代皮皮的要验 DNA 是不是呢？我抱歉呢，头发呢跟协议都不提供。那在旧法时代，你还真的没拿他皮条哦，你又不能强制采样，叫书记官跳下去呢，强制拔他一根头发哦，不可能。所以法律制度只好配合修正三百六十七条呢，就说好，那你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勘验，叫你提供头发协议。 头发协议离开你的身体之后，就是第二个类型的文书以外，其余的有体物。所以这些物品呢，本来是适用勘验的程序。所以制度的设计上巧妙的就转化说，你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毛发协议，就视同说无正当理由拒绝勘验。那么准用三百四十五条，结果法院直接认定待证事实真正。 所以为什么前阵子《苹果日报》那个社会新闻，星光的名医呢，无正当理由去验 DNA，法院判决书直接就判他败诉，发生亲子关系认领诉讼判这个小孩子胜诉呢？因为所持的依据就是三六七准用三四五呢，法院直接认定待证的事实为真证，这是概念上来讲呢，勘验程序有体物呢，准用三四五的前提。 那再请你补充一下，既然准用三四五，所以拜托同学小心考题的陷阱。什么陷阱呢？有的时候那个毛发血迹如果是第三人所有的话，你验 DNA 如果需要第三个检体，需要第三人的检体配合来检验的话，请问你？ 第三人无正当理由呢，不拔他的头发，你可不可以说三六七准用三四五呢？直接认定待证事实真正不行哦，很抱歉，因为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跟当事人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不一样了。黑板上刚才讲过三四九跟三四五不同哦，三四五只有适用在。 当事人文书提出，当事人协助勘验的前提下，所以如果呢，你的毛法呢协议呢是在第三人身上。 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出的话，那这时候你可不能直接准用三百四十五条哦，这是概念上，请同学特别注意的。你这时候只能准用三百四十九条，一直罚他钱呢，看看他不会罚到怕为止哦。这是在观念上特别提醒同学呢注意的。勘验章节里面唯一的考点三六七准用三四五跟准用三四九的一个不同情形。 好，那么第二种物证呢？开面的程序介绍完之后，最后剩下准文书这个单元。准文书呢，也是在考同学八十九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正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准文书呢，在同学书上的一百零三页以下。 刚好在中场休息前就把那三种物证第五节呢全部做一个结束。这个准文书国家考试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过，法研所零星考过一两遍。它是一个典型的纯学理概念的章节，每一本补习班的用书都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抄来抄去的哦，都是抄民事做法研讨会。 也因为每一本补习班用书都一样，所以同学看起来的痛苦指数是一样的，一样都看不太懂了。你翻一下一百零三页以下，准文书呢？你可能第一次看会被吓到，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章节。哦那怎么一翻到书上呢？有四个学说，第一个什么书证说，第二个什么新书证说，第三个勘验说，第四个新勘验说。 也真的哦，你去呢书柜翻一下，所有补习班的用书写到三六三条，一定都有这四个学说。因为除了这四个学说之外，大概没有什么好强调的哦。所以这四个学说呢，就是呢准文书这个制度里面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考点。偏偏呢同学自己看会看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问题点在哪里。一进门呢就强迫塞给你四个学说呢，你一定看得头昏脑胀。 那么跟同学直接讲结论了，这四个学说呢，各位根本不用一个一个看，你真正考试用得到的即通说就好了。通说我们现在阐释第二说新书正说，所以啊，其他三个学说呢，你回家有空呢想研究哦，自己再慢慢看。啊，单纯要应付考试呢，拜托你哦，不要浪费美国时间，只要看第二个新书正说就好了。 好啊，在讲新书正说之前呢，各位先回到黑板上。你要看这些学说，要会写题目之前呢，麻烦你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你不要连问题的起源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就傻傻在边红笔画学说争议，这样会事半功倍啦。 你要看懂这些抽象的学说，先了解问题的缘起，以及八十九年为什么要修法，背景何在呢？原因就出在啊，本来物证只有两种类型。 本来在古老的旧法时代呢，我国民事诉讼法可以拿出来当做证据物证的只有文书，还有文书以外其余之物。可是呢，现阶段增设了第三种的物证，叫做准文书。为什么要增设第三种的物证呢？来，你先看三六三条怎么讲的。准文书的定义呢很抽象，规定在三六三的第一项。 本目的规定，与文书外之物件与文书有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保证你第一次看得昏头转向，不想再写什么了。什么叫做呢？文书之外的物件有与文书相同效用者，准用呢？来翻译成白话文，修法的背景就是为了因应高科技时代下的高科技的一个产物，譬如说光碟。 哎，什么意思啊？这个条文会增订呢，是超外国立法例啊！外国立法例为什么创设准文书呢？因为呢，以前跟现在不一样。 以前的还用毛笔写字，现在没有人用毛笔写字了。现在不但没有人用毛笔写字，而且有很多的高科技产品。什么叫高科技产品呢？我可以拍你的影像，烧在光碟里面；我也可以电话偷偷给你录音呢存在这个呢随身碟里面，或者烧在光碟里面。这些叫什么呢？文字档、图片档，或者是呢声音的一个档案。 这些档案我都是储存在光碟里面。那请问同学啦不只是光碟啦你可能随身碟等等，反正任何的电子呢储存设备都一样。这些什么光碟、随身碟等等呢，很明显的它一定是物，毫无疑问。各位是不用怀疑嘛，光碟、随身碟一定是物品嘛，不可能是人证嘛。既然是物品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个问题了。学者就率先发现问题的起源。光碟、随身碟是有体物，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呢，你能不能用旧法时代的规定加以涵盖？你发现问题来喽？为什么呢？光碟，你说啊，它叫做文书以外的有体物。好，如果你这样定义的话，那么请问你？ 光碟的调查程序，你就要践行勘验的程序。但是呢，践行勘验的程序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勘验的这个呢本质不符了。因为勘验原始的定义就是呢，法官直接用五官接触这个东西形成新证。可是尴尬地方来了，哦，你说光碟随身碟叫一般的有体物，直接适用勘验的规定。 好，那你就直接把一个光碟拿给法官看，请法官直接用五官、用眼睛呢盯着这个光碟一起看，然后就形成新证了。它的新证就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白白一片光碟，什么都看不到。这一些要借用高科技设备才能呈现出内的东西，不可能用五官直接接触物件就形成新证。所以显然这一种高科技的产品。 没有办法定性成所谓一般之物，没有办法定性成说直接用五官接触这个物品就形成心证，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能不能尝试把它归类成文书呢？归类成文书更奇怪，一开始就跟文书的原始定义不符。人家文书是那个一张纸一张纸的什么借据啊、票据啊、日记等等。 它那个光碟硬邦邦的，还有随身碟呢。你说它是文书后，在概念法学的定义里面格格不入，所以形成一个吊诡的现象。这种东西明明存在，明明也可以当做证据来调查，但是好像归类成一般文书或归类成一般的有体物，都怪怪的，好像都会跟他们的观念格格不入。因此啊。 干脆我们立法者就说，既然前面两个类型都放不进去，怪怪铁铁的，那干脆制度呢重新设立一个新的类型，这个类型就叫准文书。所以准文书的定义，同学看一下三六三的第二项，第二项就是在补充第一项，强调的重点就是什么叫准文书啊？它的内容的呈现。 需要借由高科技的设备才能呈现，所以第二项怎么讲呢？文书或前下物件需要用科技设备才能呈现出内容者呢？可以仅提出呈现内容的书面，并证明内容呢与原件相符。所以准文书的基本定义到这边答案出来了，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有体物，但是这个有体物呢可以呈现出与文书相同的内容。 但是呈现的过程必须要借助高科技设备才能够加以呈现。那么这一种的证据呢，我们就称为所谓的一个准文书。好，那准文书的定义看完之后。 所讲的是定义，定义就是呢，它呢只要借由高科技设备才能呈现内容，呈现出跟文书呢相类似的内容的文件，不过一定要借由高科技设备呈现啊这是它的定义。好，在这个定义之下呢，请问你剩下什么问题啊？调查方式，各位什么叫调查方式呢？其实你脑袋转快一点就知道。 这一种什么光碟随身碟，为什么法律上的专有名词“三六三”称为准文书呢？因为立法理由批头就说呢，这个东西虽然四不像，无法归类成文书，也没有办法归类成一般的有体物，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性质跟文书比较像一点。立法理由直接跟你判断，我们觉得虽然它跟前面两个类型不太一样。 但是你硬要我说跟哪一个比较像哦？立法者说呢，我觉得跟第一个比较像，反而跟文书比较像，所以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准文书。好，那考试的重点来了，为什么立法者觉得他跟文书比较像？你要去看的就是立法理由呢，还有民宿研讨会的说明。 那这个点尖同学听懂之后呢，这一些学说你回家自己看就很轻松。你也知道为什么通说采第二说新书正说了，采新书正说理由就是因为立法者自己讲，我觉得它跟文书比较像，所以第三、第四个学说丢到垃圾桶里面了。 一百零五页，什么勘验说、新勘验说，这个在我国就没有人采，因为毕竟跟立法理由的说明相互抵触。外国的其他学者或许有采用的，但是在我国现行三六三的立法理由说明之下，啊，立法者就说它跟文书比较像了，所以我们在定性它的性质的时候呢，只能够认为它的性质偏向文书，所以通说采的是新书证说。 好，那为什么加一个“新”字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它是文书，要用新书证说呢？就是同学再花五分钟仔细听的地方，你一定会问说：“哎，啊，立法者为什么觉得它跟文书比较像啊？光碟我怎么看都觉得它跟桌子椅子呢有体物比较像，那立法者为什么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反而认为它跟那个文书比较像呢？”很简单的逻辑。 立法者会这样想，有不得已的苦衷。什么样不得已的苦衷呢？立法理由会认定说，它的性质偏向文书，其实只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我之所以硬是要把它说比较像文书，明明它的外形比较像有体物才对，为什么硬要说比较像文书呢？因为立法理由强调了观念，立法者意识到了。 这一些光碟里面呢录到的声音啊，或者是说呢 email，你有可能是告人家侵权行为，毁损你的名誉权，所提的证据就是这一个人在网络上散播骂我的消息，那网络呢 MSN 呢 email 传来传去的那个呢骂我的讯息呢，侵害我的名誉权，所以我告你侵权行为，你所提的证据就是。 网络上这些 MSN 的对话记录或者 email 的一个对话的记录啊，但是立法者深谋远虑，他怎么讲呢？请问你了，像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你的这个 email 的通信内容，或者呢光碟里面的这个呢，录音的内容，来问你一件最简单的事，你怎么确定打这一封 email 的一定是被告呢？ 个个都晓得吼，这个呢，email 或者 MSN 都是透过打字呢，电脑的方式传送。那么请问你呢？你怎么证明说呢，上面“贱女人”三个字是被告打的呢？搞不好是被告的爸爸妈妈别人打的，也说不定啊。搞不好有人盗用他的电脑，盗用他的 IP 发出来的单屏呢，电脑上面呢，荧幕上面显现出“贱女人”三个字呢，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一定是被告打字的。同样的。 录音也是啊，你怎么这么确定那个声音一定是被告讲出来的？所以这种准文书在实物上最大的争执就是，很多时候呢，当事人都会去争议它的一个真实性。这样呢，传这个被告来问呢，法官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用你的电脑呢发这个讯息呢，骂人家贱女人呢，到处去广播呢？ 被告说没有啊，法官就问他啊没有？为什么 IP 查出来是你？然后被告双手一摊，我不知道哦，平常都没有关电脑的习惯哦，电脑放在宿舍里面二十四小时开机，搞不好是隔壁的室友呢，偷偷跑进来打字的，哎，有可能哦，各位。所以呢，被告通常都这样讲，声音也是一样。 你好不容易说电话录音录到一个声音呢，传被告来问，被告说不对啊，这不是我的声音啊，我还提出了一个这个药袋的证明呢，证明说我那几天的感冒、看耳鼻喉科后，所以呢这个声音比较沙哑，你怎么证明一定是我的声音呢？难道大大小小案件到送调查局去做声纹比对吗？所以这种呢所谓的准文书啊，在实务上最大争议就是，往往它的刑事证据力。 一开始就产生争执了。那立法者认为，对我们这一些的所谓准文书呢，如果完全授权法官自由新政裁量的话，恐怕也不是那么保险。 法官呢？如果只看到了 email 网页的资料呢，有“贱女人”三个字，靠 IP 就认定一定是被告所发的，这好像也会有呢错杀忠良的可能哦。因为确实有可能是呢别人用他的电脑打字的，你没有办法直接证明是他打的字。他的道理是声音啊，每一个人对声音的感觉灵敏度不一样。 同样一段录音带，你听起来像是被告讲的话迎的法官听起来可能觉得这个声音呢，好像不太像被告的声音。所以，如果完全放任法院自由心证去取舍，采为判决基础的话，恐怕也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基于这一层的考量，立法者才说要采用这些证据后 我们还是严谨一点好吧？免得有人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信呢，骂来骂去的，你就可以告人家，好像也不是呢。司法呢应该有的严谨的程度，所以呢想来想去，既然保守严谨一点的话，所以干脆归类成文书。归类成比较像文书有什么好处呢？法院如果要采纳它作为判决基础，法院如果要采纳光碟的录音。 或者 email 的内容呢，来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话，必须由准文书的提出者，提出 email 的人，提出光碟录音的人呢，证明刑事证据力，证明说 email 确实是被告打的，证明说呢光碟录音确实是被告声音，好歹你刑事证据力先证明是被告做的之后呢，法院才有办法采为判决的基础。 免得呢误杀忠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同学再看法条。来，再看一次三六三第二项，为什么叫新书证准文书呢？因为呢法条怎么规定啊？三六三第二项的后半段说，得仅提出呈现内容的书面，并证明内容与原件相符。那么重点就是后面这一句话。 准文书还有新书证说这两个名词怎么来的呢？就是三六三第二项后段的翻译，立法者说呢，这一些证据吼，麻烦你先列印成文书。所以这个细节同学注意一下，为什么它叫准文书啊？ 当过书记官或者在法院工作，就知道你的 email 呢？你说人家在电脑上面 MSN 骂你呢？你呈给法院的，你总会把你们家的电脑主机荧幕搬过来吧不可能哦，一定先列印起来，把那个网页的资料列印出来，上面真的有“贱女人”三个字呢，还打星星哦，证明对方来骂你啊。同样的。 录音档呢？我们实务的运作，法官都要求当事人做成录音的一个译文。什么叫译文呢？法官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哦，当庭在那边放啊你自己先逐字翻译呢，写在纸上，打成译文呢，附卷附在状纸上呈报给法院。所以调查方式就是呢，先把这些电子设备呈现内容。 影像档也是一样，影像档麻烦你先翻拍成彩色照片，洗出来之后附在卷宗里面。我们都是要求你先列印成文书，这个列印成的文书呢，就是各位书上呢学理上的概念叫生成文书。先叫你列印成一张纸一张纸的文书呈报给法院，呈报完之后呢？ 如果对方有争执的话，你要证明内容跟原件相符。什么叫内容跟原件相符啊？就是你要证明类似刑事证据一样，证明说这个打字确实他打的，证明说这个声音确实是他所讲的。所以整个调查的方式上比较倾向用文书的方式调查。为什么比较像文书呢？ 一来叫你先印出来啊，印出来一张纸一张纸，不就很像文书？二来为了严谨起见，如果对方阿 Q 说这不是我的声音，不是我打的字，你这个呢准文书的提出者还要去证明说呢，确实是对方的声音，确实是对方打的这封 email，透过这种呢刑事证据力的证明呢。 避免呢所谓的冤枉好人呢，强化这个证据的严谨度。那么这就是整个准文书的制度呢。学理上面为什么通说采的是一百零四页新书证说这一个名词由来？ 各位一定要了解整个制度的背景呢、立法理由、解释的特色，这样才看得懂呢。这个新书证说奇怪的名词呢，所要跟你强调的一个重点所在。好，那么这就是呢第三种的物证呢准文书在民事诉讼法上的观念，我们就简单的呢为同学呢说明到这边。 好，那整个证据方法呢？人证、物证，总共六个类型的证据定义、调查的特色、新法的内容呢？我们就完整的利用了接近一堂课的时间，跟同学呢说明到此。那整个第五节就告一个段落了。那剩下证据的章节呢？最后一个小单元，第六节的一个部分。 证据保全呢？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段时间花一点时间来看。紧接着就要回到第一章绪论的部分，开始跟同学介绍邱建峰老师的抽象的一个法律理论体系。好，那这个部分休息之后呢，我们下半段时间再接着来看。